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啊、你好，你好，你现在在哪呢？呃，我现在在立法院的一一场里面。哦，你呃，我我想搞清楚，就是今天我看到新闻呢，说呃，在立法院里面，其他的一个一些会议还在开，是什么一回事呢？呃，会议的话，今天的话是其实是没有开成的，嗯，啊，开不成啊，是说，嗯，就是变成是说，立法委员要进到我们立法。 群贤楼的时候，其实是被民众包围。哦，这样子哦，不能进去。是，嗯，立委就是挡在门外，就变是国民党立委，通通都进不来。哦，还还哦，这样今天的会议就没办法开成，但，嗯，呃，他的会期的话是除了今天早上九点之外，明天早上九点其实还有一个会期，那变是说，明天应该民众还是不会让他们。 开会，嗯，就都到现在为止是说那个整个那个会议还在，还在瘫痪？那个呃，那个那个立法会还是还，立法院还是瘫痪，对吗？呃，是的，就是主要的大的会议都是就是没啦，不是委不不是委员会的话，就是大的会议是我们瘫痪没错。但是如果是委员会的话，它变的是小房间的那种会议的话，还可以开，没有瘫。

又排进去审议的议程当中，嗯，那变成是说很可能，呃，十几天前那样子用一种，呃，比较强硬的态度来去通过这个服贸审议，嗯的部分，所以民众们或是说学生们会害怕再次发生，嗯，那么就会就是，而且就是希望是说我们的诉求是说，我们先立法，嗯，立完法之后我们再用。

才可以有跟那个马英九总统对话的可能，意思在哪里呢？呃，可是呃，现在的总统府的态度就是说，不可能改，嗯，就是不可能去修改里面东西，因为变成是什么？修改就是变成中国，就是有台湾的主权啊什么之类的，嗯，变成是学生们很希望说能够跟总统府能够出来谈。 那看要怎么样去做，或者是说逐条，那哪里有一些问题？但是变成是说总统府就跟你讲说，我要就是整个一起过，嗯，也不可能退。但是有矛盾呢，他同意，他如果那个马英九他同意，可以逐条来审，对，但是不能改。

嗯，对呀，所以审呃那个审以的是是那个走，我们就形式主义嘛，就是那个要审，但是不能改的话这意意义不大对吗？嗯，是啊是啊，这等于是多多出来的。对对嗯啊，那那个昨天呢？昨天呢？那个有有一些黑道的人在去那个冲击你们呃的学生，那个情况是怎么样？你可以呃来跟我们讲一下吗？ 呃，其实昨天黑道的话，这边呢是说，他其实只有在青岛东路上，就是在监察院的旁边，嗯那边，其实没有进到立法院。嗯，立呃立法院外呃立法院围墙内的民众这边也没有进来，有没有进来？他这个只是说在在在在马路上而已，在外面，因为嗯是是是，因为外面其实也蛮多警察去做一个。 维护维安的部分，嗯，那最多就是叫嚣啊，然后互相骂来骂去的。那好像，因为新闻，因为我在里面嘛，所以变然是说可能看新闻报道。那新闻报道的话，就说其实有一个学生有被他们对了，被围殴，被围殴的一个状况。那那个的真实性的话，其实我我们也没办法去做判断啦，因为我们在里面的话。

呃，其实多少是会的，因为毕竟黑道跟反九霄的民众还是那个层次，还是有点不太同。嗯嗯，对，就很怕其实他们如果拿什么枪啊刀啊，对，总是总是会那种危险，其实是会提升很多的。嗯嗯，那您说有警察能够保护，但是银枪来子弹乱飞，那个也不是警察能够挡得住的东西，所以。 多多少少，外面其实现在的安全会比里面还要危险。嗯嗯，因为至少我们在里面的话，就是警察还有多一另外一层的保护，那还有建筑物的保护。对，嗯，那你你们有什么防范的措施去做呢？还是还是怎么样？呃，其实也没有什么防范措施，就是嗯，我们最主要就是里面的话，我们就是纠察，就是变得是说他们来乱的时候，我们。 的人员就不能再有人进来。嗯哦，在台湾黑黑的人们拿拿都拿枪，不是犯法的吗？对对对对，怕有人偷偷跑进来里面。嗯，那这是里面的部分。那其实外面的话，就是开放空间，其实。

呃，是他自己去自罚去做呢，还是有一些政治任务？呃，跟那个国民党有没有关系？因为我们就是说，街道的部分吗？啊，对，跟国民党有没有关系呢？跟国民党有没有关系？对啊。其实，从这个这个白狼带头这白狼，从他从大陆回来之后，其实国民党一直没有跟他们去做接洽，就是其实。 是做的很漂亮，就变成是说，嗯，好像都跟我没有关系。但我自己是觉得多少还是有一些关系存在的。那跟大陆有没有关系呢？ <laughs> 你们研判？ <laughs> 跟中国有没有关系呢？对啊，嗯。从这一这一个老大他从大陆回来之后，就变成是说，第一点就是大陆肯把人交回来，第二点就是交回来之后，国民党能够让他无罪在外面爬爬灶。对啊，有没有办他，对吗？

因为我不是最上面的人，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特权啊，具了解呢。嗯，以我们的参与者的角度，这十几天来，其实，嗯，该怎么讲？嗯，很多时间其实，在里面是很慌的，因为变得是说，好像和平理性，就只能在这里等等。 对，嗯，好像在等，只能等，只能等政府给回应，或是给点像样的回应。嗯，那如果没有像样的回应，就变成是我们自己又要开记者会在呼吁，就变成一直在呼吁，不断的呼吁，而不是说要求。嗯，其实我们放太软了，到现在慢慢的已经失去到那个优势跟政府谈判的筹码。嗯，那那一天的游行五十万人出来，隔天之后。 外面、里面通通都空了，都没有人。嗯哼。那其实我们会觉得说，我们是不是快结束了？好，什么都没有。了。呃，五十万人出来以后就，对吗？嗯哼。嗯。啊？呃，五十万人出来以后，好像就没有什么可以跟进的地方，好像什么都没有了，对吗？是，就是觉得五十万的话，好多好像可以给政府一点压力，但是隔天之后，感觉我什么好像没有那种成效，就变成是。 呃，只是大家来赶流行或是支援一下，然后之后就变得又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去拼，但是决策圈又觉得需要和平理性，嗯嗯，一直在等，不断的在等，嗯，那我觉得如果和平理性的话，好像也没有什么样的手段能够或方法能够让政府在。 是的，有感觉，嗯，或是逼迫他们做出反应，嗯，因为像那天行政院的一个冲击，其实对台湾社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觉醒，嗯，但是那些事情又不是我们做的，所以不能是说，如果要靠着立法院内里面这些人要做出什么东西，其实我们是非常。

今天就是有一些同学有跑去国民党的党部、党部，嗯，去做一点抗争，或是说要求国民党立委来出来做解释。嗯，我觉得这冲突一定说一定要打来打去，或是说一定要见血，这样才有绩效。我觉得就是说有很多的方法，呃，一些年轻的游击战，哦，去像去党部这样子送文件啊，让他们有点压力。 嗯，你这都是可以的。你觉得要有一点冲的，有一点冲击力，才可以那个突破，是不是这样子对对对，因为你如果像我们在立法院这样，只是感觉很像换一个地方进驻。 嗯，就例如说，我们从马从以前最喜欢到凯道去进静坐嘛，嗯，那变好像只是从凯道，然后进到一栋建筑物里面来静坐， <laughs> 感觉嗯，就只是这样子，换地方而已，嗯嗯嗯，对对对，所以变是说，有什么方法让政府有感，那我们就这样子做，嗯，不要把自己绑死，就是说我要就是和平理性，我嗯，其他能够让政府有事情，不是和平理性我就。 我就尽量不要去做，这样子其实就是把自己受限了。那我们的跟政府之间谈判的筹码，或是呃那个优劣的。